你气脉凝滞，血气不畅，好像比之前还严重了几分。雪婷的武功竟如此厉害了吗？ <laughs> 是我这些日子忙着打理幻月宗，要将先前被打散的势力收拢回来，所以没空疗伤。没想到会如此严重。此事攸关身体，怎可轻忽大意？ 不打紧，三五日便可痊愈了。你我内功根基相悖，我无法助你。但玄都山历代传下来的良药不少，这是我根据其中一个方子新进去药铺配的。你若信得过，就先吃着，每日三碗，可减缓伤势。嗯，你若不吃便还给我，左右也不是什么重伤。哎。 为何不吃？啊！吃完感觉胸口窒闷，进去，当时为之一轻。这又不是仙丹。 我是说，那送药的梅饮，听说修道之人连今液都能入药。这碗梅饮方才你也喝过，不正有你的津液吗？你，哎，好好，是药管用。你何时去配的药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难不成，贫道事事都要向燕宗主汇报吗？自然不用。 不过我关心你嘛，怕你钱不够花，又怕你被人骗了。原来贫道在燕宗主心目中，这般愚钝。 <laughs> 那倒不是，你下山之后日日长进，我都看在眼里。眼下又比从前聪明了许多。我看燕宗主这样，也不像身上有内伤的。再多说几句，说不定能好得更快些。 <laughs> 那不行，少了沈道长这一味良药，注定是要好的慢些了。啊，我听说杨坚给你拨了一笔款，嗯，是用来建玄都观的。你真打算长留长安了？说不准，但若能将玄都山的事情解决， 往后玄都资府要出事，在长安也算多一个落脚之处。我观阳间颇有雄主英才之姿，说不定道门真能迎来一个崛起的契机。他这样做，不过是为了收拢人心。我明白。我虽是道门中人，却也不敢说道门中毫无败类。若能百家争鸣，反是好事。 杨坚受佛门影响颇深，对儒门与道门却仍能公平对待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国之君的气度。最重要的是，玄都山若想入世，现在正是好时候。你不是对齐凤阁事事崇拜吗？怎么这回与他意见相悖了？此一时彼一时。先师在世时，并无这样的契机。 他老人家若还活着，定会赞同我的想法。哦，你这样一说，本座就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你想做的事，就说奇凤阁会赞同；你不想做，就说遵从奇凤阁的遗命。 <laughs> 反正他也死了，不会跳出来反驳你。你这样说也没错。 仙师是再通达不过的人，定能理解我的想法。原来如此。什么？怪不得齐凤阁会选你做衣钵传人。你这人呢？我又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既然接受了赤峰。 名义上也算与朝廷有了关系。既然如此，玄都山的事也不完全是你个人的事了。杨坚知道你要回去，定会请我帮忙，所以此行就让边延梅跟着你吧。他行事圆滑，总会对你有些注意。那就多谢了。你受了伤，这些日子还是静养为好。 阿乔，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不是，你说谎。虽然我很感动，不过注定要辜负你的期望。你莫忘了，老秃驴还在等我料理，我怎好冷落他太久？你想做什么？ 本座要用它去换一桩天大的好处。晋江文学城，梦溪石原著，猫耳 FM 携手英雄联盟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古风武侠广播剧《千秋》第十五集。 按沈道长所说，的确可以。二师兄，边郎君，我我们要回玄都山吗？何何何时启程？我的确要回玄都山，但你得留在这里，因为长安的玄都观还在建，得有人看着。只能先劳烦你帮帮忙了。啊，我我不不回去了。四师弟，你有这么想回玄都山吗？不，一。 也不是，我知道你一心修道，不接外事。但这次修建玄都观一事，除了你，我也没想到更合适的人选了。我争取尽快回来吧。二师兄，你你你尽尽尽管去吧，我一定每日里都去那里看着，你你别别操心。谢谢你，阿英。 二师兄，你你别说这些话，我我们同在师尊门下，我却是最最没用的一个，从来都帮不上什么忙，我心里一直都很不好受。难得你肯让我做点事，我我求之不得呢。 <laughs> 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三日后便出发吧。 这两年玄都镇是越来越繁华了。几年前我曾来过一回，只记得那会儿人口还要更少一些。是啊，青山不变，物是人非。哎呀，这样的热闹怕是不长久了。这位小哥，此话怎讲？啊，二位是外地来的吧？其实玄都镇周边那些农田…… 还有镇上客栈十四所占的地方都是玄都山道长们的。从前几位掌教体恤我们生活不易，店租收的很少，我们啊心里很是感激，都愿意在这里生活。嗯，可以见得。可不知新进这位掌教是怎么想的？前几日忽然说要提金莲的租，还将数目提得很高。哎呀，我们哪里受得了啊？你看对街那茶寮。 啊，东家说做完这个月就收拾收拾回老家了。再这么下去，我挑山货到镇上还不知有没有人买了。哎，新进的这位掌教是玉矮吗？好像不姓玉，据说是上个月才当的掌教，从前还是齐真人门下的大弟子，姓谭。对对对，正是姓谭。 为何突然换了掌教？ <laughs> 那我就不晓得喽。呀，卖山货喽！山鸡、野兔、野菜、云儿，都来瞧瞧！飞新去喽。怎么会这样远呢？我们一路上错过消息也是有可能的。沈道长不必着急，先找人问明情况吧。 嗯，啊，那边有两家酒肆。哎，胡麻根来了，其他稍等哈。一般的商贾和江湖中人都不会选太好的地方落脚，这种不好不坏的，反倒多人来。的确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幻月宗宗主向葫芦姑下了战书。 什么？沈道长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这是几天前呀。 <clears throat> 葫芦姑原本正在用饭呢，吓得当即就跳了起来。说的跟你亲眼看见似的。葫芦姑又是谁啊？你连葫芦姑都不晓得？那齐凤哥你晓得不？废物！那不晓得我能来玄都山拜师吗？那你怎么会没听过？ 二十多年前，奇凤阁大败突厥上师葫芦姑，逼他立下二十年不入中原的誓言。不想前阵子青城山试剑大会，葫芦姑重出江湖，还一出手就把奇凤阁的弟子沈乔给放倒了。哟，这怎么得了？琉璃宫虽然没有公布天下第一是谁，可这么一来，葫芦宫名副其实了。来，喝杯茶吧。 多谢。临走之前，燕宗主可曾向你提过此事？嗯，下战书的事，的确是真的。他不是还有伤在身吗？此事我略知一点内情。师尊他并非心血来潮、故作惊人之举，而是事出有因。愿闻其详。听说在青城山时。 葫芦姑便与你交过手，嗯，不错。以我现在的武功，要与他战个平手，恐怕有些困难。那以沈道长之见，若师尊与葫芦姑对上，胜算又有几何？若他没有受伤，兴许是无物之术吧。玄都山之事，少不了突厥人插手。你杀了坤爷，葫芦姑定不肯善罢甘休。有师尊这封战书。 他必然无暇旁顾，这也许能为沈道长减一些阻力。这，沈道长可是不信，也难怪，我们魔门中人素来自私自利、特立独行，几时为别人付出过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莫要误会。其实不止于此，师尊之所以留着雪婷的性命，乃是想将对方带去天台宗，换取最后一卷《朱阳册。 朱阳册一共五卷，只有一卷与魔门武功相关，其他的对燕无师来说几乎没有用处。他就是想……听说雪婷在及时作画之后，便叛离师门了。天太宗为何肯用朱阳册残卷来交换他？天太宗虽视雪婷为叛徒，但这毕竟是家丑，能自行处置最好不过。况且师尊留其性命，亲自送过去。 这青面天台宗是无论如何也要领的。残卷正本自然拿不到，但拿誊超的副本，应该还是可以的。燕宗主用心良苦，沈道长不必担心，师尊的伤势并不严重。与葫芦姑一战约定在半月之后，这段时间足够养伤了。 沈道长，哦，不管如何，我们已经身在这里了。你师尊如此相助，我若不将事情解决，又怎好意思去见他？嗯，那打探完情况，我们便上山去吧。 往前直走，将有一个施粥布药的点，嗯，那里或许会有人知晓。看那人样子，像是个道长啊。那你上去问问去，让段英去。道长，嗯，敢问这位道长，可是出自玄都紫府门下？不是，贫道山桥子，此行上山访友。几位小友呢？啊，我等是前来拜师的，在下段英。 这两位是我的朋友，张朝和钟伯敬。道长好，山桥子道长，既然是上山访友，想必认识玄都山的道长吧？我们九牧玄都子府风采想拜入门下，但这时间来得不凑巧，不知能否请山桥子道长代为引荐？其实我相熟的并非掌教长老，而是山上的烧火道人，确实没法帮到你们。呃，这样啊，只是个烧火的。 不过每隔五日，都会有道人下山采买。那边有个卖点心的铺子，是道长们最喜光顾的，你们且留意一下，说不定很快就能遇见。真真的吗？还有道长下山？ <laughs> 若是真的，那可要多谢道长告知了。不必客气，若你们能入玄都山门下，贫道也算是多了三个玄都山的朋友，岂非与有荣焉？哎哎，伯静阿英，你们快看！ 糕点铺门口站着的那个，是不是玄都山的道长啊？看穿着打扮，好像是啊。多谢山桥子道长指点，我们这边过去碰碰运气。有人再会。好说。那个张朝资质倒还不错，另外两个只是平平。段英资质一般，人却问厚。我们也过去吧，或许可以探听些事情。 上山吧，请真人代为引荐。玄都山每年只有春分、秋分两日收徒，你们来的不是时候，等下回吧。两位道长，我们心慕玄都山已久，也愿意吃苦，哪怕只是拜入门下，成为俗家记名弟子也行，还请道长成全。玄都山最近有些事情，上头的真人都忙，不会有闲心收徒的。你们的确来的不是时候，不如去青城山碰碰运气吧。 可这青城山远隔千里啊，我们并非只是为学武功而来，怎能说改就改呢？总之你们回去吧，玄都山现在不收徒。啊，回去吧，等秋分再来，兴许就可以了。哎，走吧。哎，多谢真人指点。哎，哎，云畅师弟，你又何必把话说的这般坚决？ 说不定我们回去禀报一番，师尊也是愿意收的呢。岳安师兄，现在正是多事之秋，师尊摆明不愿意掺和，哪里还会收徒啊？那要不让他们去找戴掌教？我看他们挺可怜的，戴掌教也没那个闲心吧？听说合欢宗的人很快就要到了，谁知道时候他这戴掌教的位置还能不能保住？哎，云畅师弟。 说话别这么刻薄呀！他又听不见。要我说，还是沈掌教在的时候好，大家和和气气的，不像现在，你怀疑我，我怀疑你，没个安生日子。现在，怎么就没安生日子了？啊，沈，沈师叔，小云畅，许久不见，你长高了不少。 岳安的武功也有所精进。方才我还未靠近，你便有所察觉了。沈师叔，见过沈师叔。沈师叔安好。你们师父还好吗？有劳师叔垂询，师父身体尚好。他老人家还时常说起您。若知道您平安无事，他一定很高兴的。我也很是挂念孔师兄，正要上山去向他问好。真的吗？啊，这。 怎么，你们不与我一起回去吗？沈师叔若肯回去，我们再高兴不过了。可我看，你岳安师兄并不如何高兴啊。啊，沈师叔言重了。只因如今玉掌教下落不明，情势有些混乱，我们不愿卷入其中，所以下山来避风头的。你们玉掌教是如何失踪的？啊，这位是？ 是幻月宗燕宗主的弟子，你们唤他边道友即可。啊，幻月宗啊，嗯，他来助我处理一些事情。师傅并不看好玉掌教，所以严令我们不得掺和门派内务。后来形势大变，北方改朝换代，突厥人对中原的控制逐步减弱，门里对玉掌教的非议之声也越来越多。就在这档口，玉掌教一夜之间消失了。 于是谭师叔便暂代掌教之位，可他性格不太压得住人，刘长老反对的最厉害。他们一边暗中较劲，一边拉拢其他弟子，我们也几次被人找上门来，实在烦不胜烦，便跟人交换差事，负责下山采买，趁机躲个清净。玉爱身为掌教，武功也是不凡，又在玄都山上，怎会突然失踪？你们可有听见什么风声？ 没有。不过就在玉师叔失踪的前几日，突厥来使上山，据说是要我们做什么事，却被玉师叔拒绝了，双方不欢而散。许多人都说，玉师叔的失踪与突厥人有关。那突厥来使是谁？你们可认得？我从来没见过，我也是。我要上山一趟，你们是随我一起，还是留在山下？呃。 沈师叔，我们与您一同上山吧，免得您吃亏。算了，你们好不容易逮着空闲下山来玩，还是留在山下吧。过两日再回去也不迟。掌教之位一日不定下来，玄都山就一日不得安宁。沈师叔，只有您才是奇真人指定的掌教。多谢。你们也别顽皮闯祸，早些回去。 我与边朗军，就先行一步了。告辞，师兄，我们本该与沈师叔一道上山才是。上回师尊话里话外都对当日没有为沈师叔说话感到自责，他老人家若看见我们推诿畏缩，恐怕会不高兴。哎呀，刘长老那么想当掌教，只怕不会轻易放手。你言之。 沈师叔这次上山最终结局如何？万一我们跟上去被人误会是一起的，岂非连累了师傅？可我总觉得我们有些不厚道了。哎，要不我们偷偷跟在后面？啊，也好啊。但愿山上一切安好。 元春，先前让你暂代掌教，是因为玉掌教失踪，门派俗务得有个人打理。可掌教与代掌教毕竟不同，论武功，你非玄都山第一，在江湖上更排不上名号，凭什么由你来当掌教？刘长老，有话好好说，这不正商量吗？我虽不才，但也明白。 大家之所以推举我，是因为我常年打理庶务，比较熟悉。说到底，就是能为玄都山做些实事，你说对不对？哼，照你这么说，掌教武功不高不打紧，只要熟悉庶务便可。我坐下记名弟子娄亮，日日与俗物打交道，岂非更加合适？师傅，回来了。娄亮。 不是叫你去守职，不许任何人上山的吗？哼，谭师弟，做人还是要有些自知之明才好。齐真人当年为何舍你这个大弟子而选沈乔，不正是因为你资质平庸吗？非要选，我宁可去请沈师弟回来。听说他武功精进，早已今非昔比，又曾当过掌教，怎么说都比你合适。 多谢刘长老台。二师弟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刚上山，听说各位在商议掌教一事，便过来了。没有打扰到诸位吧？沈师弟回来就好。如今玉矮失踪，玄都山群龙无首，正盼着有个人能做主。有你在，我们就都有主心骨了。是啊，阿秋。 你回来就好，可要先歇一歇再说话。多谢大师兄，我在山下已经歇过了。听说玉矮出事了，哎，是，前一夜还好好的，隔天就不见踪影，我们找遍玄都山都不见他。你身后这位是？这位是幻月宗燕宗主弟子，边延梅，边道友。 万玉宗，见过各位长老。谢无师。哎，那日在山上，你被燕宗主带走，我来不及拦阻，是师兄无用。可没想到，你竟还与魔门中人厮混在一起。师兄言重了，厮混二字，沈乔担当不起。师兄当日亲眼所见。 我差点被玉癌所擒，幸得燕宗主所救。事后，你却没有去寻我吗？阿乔，你别生大师兄的气。那时候玄都山被玉癌把持，我哪里有能耐发动弟子去寻你啊？连元婴与恒波，都能舍弃一切下山来寻我，倒是我高看大师兄了。阿乔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。 大师兄，在大家心里，你素来是老好人，所以我们个个都很爱戴你。可好人不等于没有原则底线。你被玉矮蒙蔽，迫于无奈，这我不怪你。可那一日，我明明当着你的面，说出玉矮下毒害我一事，你哪怕不相信，事后也该查一查吧。远英跟恒波，他们没有亲耳听到这事，都肯信我。 你我久别重逢，你非但不询问，反过来还与幻月宗来质疑我的品行，实在令我心寒。你这是何意？不，不好了！各位长老，何欢宗闯上山来了，来的还有，还有突厥人。什么？快出去看看！ <laughs> 都来了，可不是吗？ <laughs> 倾巢而出，大貌岸然的伪君子。哟，是乔也来了。哎呦，桑长老可高兴了。 <laughs> 放肆！你们这群妖人外族！刘长老，戴上将，戴少将。桑景行和段文央都来了，但不见袁秀秀。嗯。岂有此理！我教妖人，竟敢擅自闯山！ 哈， <laughs> 何劳玄都山诸位长老相迎啊，实在太客气了。哼，你们打伤本门弟子，闯上山来，还敢大言不惭？哎， <laughs> 刘长老，你武功平平，非我师尊对手，何必急着上前自取其辱呢？今日玄都山谢绝了。 合欢宗无论男女，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，最喜欢像沈道长你这样元阳充沛的男子，你可千万把持住了。是哪位长老？元春。我看白蓉也还好。沈道长，别看他生的一副纯情模样，实则不至于多少男子双修过，连桑景行都曾是他的入幕之宾呢。跳过大徒弟，选了二徒弟沈人生在世上，谁不想肆意妄为？ 谁又没有种种不得已？再凶狠的人，只要有一点善，我也不想因其恶否其善。你这样啊，怪不得被我师尊吃得死死的。久 <laughs> 闻玄都山大名，今日一见，不过如此可没几个是在外头排得上号的。就是，你们放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就是。 <laughs> 我们听说贵派要选掌教，所以上来看个热闹。然而贵派人心不齐，恐怕很难定出个结果。不如让我们来帮忙裁决一番，如何？玄都山内事，不劳外人做主。还请诸位速速离开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切！他们一路上来，不知伤了我们多少弟子，岂可这样轻易放过？ 不肯轻易放过，你待怎样？自然是留下性命再走。这是谁啊？这是谁啊？玉矮。 没有，晨雾之际，一眼开九州。冷月抬手，偏扬雨衣袖。梦见了一个我，独下行舟，替昨日少年折来路白虹。不问春山几点斜雨中，有心与我。 中花万千，信封同行。后。 宗主虽是女流之辈，但与你相比，尚有一派掌门的气度。若有你来当宗主，只怕今日之后，合欢宗就要改换门庭了。 <laughs> 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要杀了你。打雷了！阿弥陀佛。天泰山临近东海，每逢夏秋，海风便裹挟着雷雨而至，既为无常。 也为有常，万物无常，有存当亡。法医禅师既能执掌天台宗，不会不明白其中道理，何必再绕弯子呢？